课文一，在教室。生日快乐，这是送给你的。是什么？是一本书吗？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。太谢谢你了。生日快乐，给。